这个陈志云，你的这个戏啊，啊，我看过啊，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你这个戏啊，你这个戏啊，你演的这个这个毛主席啊，哎，演的真是像我们好像真是看见他老人家一样嘞。唔紧要，我哋仲有时间，我哋个戏可以加多个角色比较充讲我我我惊啲啲大妈荷尔蒙喺里边分分泌，好大镬嘅。